上一讲呢，咱们讲这个日本啊偷袭珍珠港的舰队秘密出发啊。说到这支舰队规模呀，真心不小。大型航母就六艘：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瑞鹤、翔鹤啊。这个日本呢是这样，它的战列舰一般用古国名命名啊，就是它历史上是吧？日本历史上不是六十六国嘛？啊，用那些古国名来命名。 啊，然后这个航母呢，就都是用这种比较神仙一般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苍龙啊、飞龙啊、什么瑞鹤呀、祥鹤呀、大凤啊啊，就龙香啊，就是这种这个，就是这个神神鬼鬼吧，就这些东西来这个命名啊。后来你看，日本最大的这个航母叫信浓号啊，后来被击沉了，就处女航就被击沉了。信浓号为什么是用国名命名的呢？因为它就是。 大和级战列舰的第三艘改的啊，所以他一直用这个来命名啊。那么伴随着这六艘航母的，还有两艘战列舰啊。再往下呢，就是重巡洋舰、轻巡洋舰、驱逐舰，大大小小三十三艘啊。航母搭载的舰载机四百二十三架。 其中呢，绝大部分担纲这次袭击珍珠港内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攻任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号，啊，这支舰队呢开到了中途岛以东六百海里处，啊，进入到了攻击珍珠港的这个位置。咱们呢通常了解啊，日本空袭珍珠港时间呢是十二月七号，啊，这是夏威夷本地时间。 咱们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啊，所以咱们这边呢应该是十二月八号啊。为啥选这一天呢？简单啊，这天是礼拜天啊。美国人咱们都了解，性格奔放啊，周末呢一般就嗨脾气了啊。所以啊，啥防守啊、任务啊，去他地的了啊。咱们看这个《珍珠港》这个电影，上面俩司令级别的这个将领还约着打高尔夫呢啊。所以太疏忽啊，而且咱们讲呢。 这个美国人不是没有得着信儿啊，嗯，这个不说早之前的那些信儿吧，不是说军统把他的这个什么偷珍珠港的计划都破解了，给了美国人嘛？先不说那个，啊六号这天，美军的岳阳监听电话就洞察到有人在讨论珍珠港内的天气和美国舰队的情况。 这么重要的信息，几乎就等于告诉美国人有人要干你了啊！但竟然被主管情报的这个将领啊无视，那人家怕周末加加班啊，就把这个给搁置了。七号凌晨呢，日军两艘潜艇啊悄悄接近珍珠港啊，被美国巡逻的这驱逐舰给击沉了，但是也没往上报啊，估计报了呢还得是得到一样的处理，是吧？甚至日本飞机集群。 出现在美军雷达屏幕上的时候，这个监测的情报官啊，说这是我们的轰炸机啊，来来换防的啊。所以你看，你一次一次的错过上帝给你的机会，那上帝就没办法了那你这个这这这这个自求多福吧。当地时间十二月七号早上起来六点整，负责这个指挥攻击的那日本南云中一海军中将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得到这个山本的攻击命令。 就下令第一波啊，攻击机起飞。带队的呢就是渊田美金雄中佐啊，在一片欢呼声中，渊田走向自己的飞机。这时候呢，这个一位地勤人员啊递给这个渊田一条白头巾啊，说。 这是地勤人员的一点心意啊，表示我们跟你们一同飞往这个珍珠港，请您务必收下啊。原田呢，点个点头啊，就把这头巾呢紧紧地扎在自己的这个飞行帽上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电影里，那日本鬼子不竟是啊帽子上扎一个白头巾，中间画一个那个红太阳啊，写着“必胜”俩字是吧？就就就都是地勤人员给的啊。然后带领着这个第一波攻击机群就出发了。 啊，这个机群由一百八十三架飞机组成，在飞行的路上，渊田呢打开了收音机啊，调到了当地的电台啊，FM 幺零三点九兆赫啊，这个交通广播台。渊田英语非常棒，日本的海军他是学英国的嘛，以英为师啊，所以基本上英语都很棒。电台里呢，他又了解了一下当地啊，当天珍珠港的实时天气啊，这真是这个神助我也啊。 日本呐，为了这次偷袭，准备了两套作战方案。如果偷袭的时候美军毫无准备，渊田美金雄就推开飞机的舱盖，啪打一颗信号弹，表示机群发起偷袭。那会儿没有像今天的这种什么无线电什么的，能能能能能把这一百多架飞机都招呼到，就就得靠推开窗户打信号弹啊，发起偷袭，有条不紊，梯次进攻。 如果发现美军有准备，啪啪打两颗啊，大伙一拥而上发起强攻。不过在这件事儿上呢，乌龙了。为什么呢？当时这个云层啊很厚，是吧？渊田啪打了一颗信号弹，是吧？以为这个轰炸机群没看见，就又打了一颗，是吧？实际上人看见了，是吧？结果呢，日本的战机立刻由偷袭改为了强攻啊，应该是一波一波有条不紊。现在赶上大家一块上乱打了。 那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攻击效率啊！礼拜天早上，珍珠港内的这个很多水手起床、洗漱、升旗、奏乐，享受愉快的周末。早上起来七点五十三分啊！当时这个当渊田美津雄率领的机群到达珍珠港上空的时候，美军毫无戒备。渊田知道偷袭必定成功，所以急不可耐地发出了胜利的密码。 拖拉拖拉拖拉，翻译过来就是那句著名的“虎虎虎”啊！接着第一波开始攻击，渊田一声令下，轰炸机穿云破雾俯冲下来，径直扑向珍珠港，就跟电影那这个这个珍珠港啊，电影珍珠港里演的一样。日本飞机出现在珍珠港的时候，很多美国大兵还以为是美国机群在演习啊，由衷的赞叹。 啊，飞行员技术高超啊，甚至还有人对着飞机喊 “Hello, good morning”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美国飞机的识别标志一个大白五星，中间一个红圆圈。日本的这个国旗呢，这个飞机的识别标志就是一个大红圆圈，是吧？所以很多水兵误以为这日机是本国飞机啊。打这儿以后，美国战机的标志就变了啊，白五星外边蓝圆圈加蓝白杠，为了跟这个日本的飞机呢区别开。 当时这个不行啊，嘛，有的人较真儿，说这哪支部队演习把飞机开这么低，这简直违反航空条例嘛，啊，把把编号记下来，我去举报去啊。结果一看，呀，这车牌怎么不对，不是金德业是吧？但是该来的终究还会来。就在美国水兵观望的时候，冰雹似的炸弹倾泻而下，第一批目标呢是机场，珍珠港内的几座机场全被击中。 啊，为了准确攻击啊，有的日本轰炸机距地面很近的时候才开始投弹。霎时间，机场上有如晴天霹雳一般，爆炸声是此起彼伏。一架接一架的飞机在机场上整齐排列，都没进鸡窝啊，等着就被炸。个别美军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临时抓起机枪进行反击，但是没啥用啊。接着，这个鱼雷机就开始攻击。 由于没有发现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啊，所以攻击矛头呢就对准了停在港里的战列舰啊。不得不说，日本飞行员确实技术高，是吧？几乎完美的展现了训练时候的战果，港内军舰瞬间就被笼罩在一片浓烟火海之中。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日本使馆的人啊，野村和莱西啊，来给美国国务卿啊送最后通牒。 因为这个使馆人员啊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国书啊，以至于这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宣战书啊送到美国国务卿赫尔手中的时候，比预定时间晚了四十分钟。珍珠港已经开打了啊，宣战书在袭击发生之后才递交给美国啊，这个这个是很很很 low 的一件事儿啊，很可能呢是因为这个。 电报事关绝密，单独找人翻译，是吧？不能让这个译电员翻译啊。而这个人呢，由使馆的高阶外交官，是吧？亲自动手译写啊，业务又不熟练啊，打字儿都一指禅啊，一个手指头么，啪啪啪这么摁是吧所以你你等于都开都已经那边炸弹都扔下来了啊，这边才给人送宣战书去是吧所以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增加了美国人的愤怒啊。 美国国务卿赫尔说：“这是我任职五十年来啊，从未见过如此卑鄙的政府和如此虚伪歪曲的文件啊。”当时的野村和莱西无言以对啊，刚想张嘴辩白两句，是吧？赫尔就厌恶的向门的方向挥了挥手，滚啊！ 俩人尴尬的一鞠躬，退了出去。啊，据说莱西回去之后呢，就找人要武士刀啊，准备剖腹自尽啊。因为这个，确实日本政府都没向他们透露这件事儿啊。甚至呢，外务省之前还有授意啊，让他俩在这天给美国政府提出和谈让步的条件啊。而且裕仁天皇呢，在御前会议开始的时候都再三强调，一定要及时把宣战书递出去啊。现在看来，是吧？ 这俩人也知道自己的政府这次太不地道了，你们是打的挺爽啊，把我们哥几个卖在这儿了。所以打那儿以后，这个美国人在二战当中是极其仇视的这个小日本是吧？这个日本不是 Japanese 吗？是吧？英语啊，这个美国人说就是 Jeep 啊，G A P 啊，Jeeps，那这意思就就就是按咱的话说，就是小日本小鬼子的意思，是吧？ 回到珍珠港啊，这个时候第一波攻击的飞机返航，第二波攻击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渊田呢留在珍珠港上空观察战果，最吸引他注意的呢是被两条鱼雷击中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后来又挨了四颗炸弹。那最糟糕的是，一颗炸弹穿过甲板击中了弹药舱，七秒钟之后，舰上的弹药发生了殉爆，剧烈爆炸后，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迅速沉没。 啊，包括这个舰长在内的一千一百七十七名官兵阵亡，几乎占了整个偷袭珍珠港事件中美国死亡人数的一半。今天在这个夏威夷旅游啊，还可以看到建在这个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残骸上的纪念馆，是吧？它是横跨这个。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的残骸，而且这个战列舰呢，在今天还在漏油，啊被称为眼泪啊，这战列舰的眼泪啊。另一艘这个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被六条鱼雷击中啊，船上呢有一个黑人勤务兵叫米勒，当时美国还处在种族隔离的时候，黑人呢在军队里只能担任后勤工作，啊米勒是在战列舰上洗衣服的，开洗衣房的啊，结果呢一下。 是吧？他的这个洗衣房呢被炸毁了啊！他跑出来之后呢，马上呢在甲板上帮着抢救伤员。后来呢，操作一挺高射机枪向日本飞机射击。他是勤务兵啊，没怎么受过这个使用武器的训练，但是奇迹般的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啊！这也属于这个这个瞎猫碰上死耗子啊，天上掉一个大偶尔让他捡着了。这一幕在新老两部电影《珍珠港》里都有表现。 因为米勒的英勇，后来呢，由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将军亲自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啊，这是海军仅次于国会荣誉勋章的最高勋章啊！而且这个美国海军部呢也签署命令，允许黑人进入军队中的战斗和指挥岗位啊！非常可惜的是呢，米勒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当中，因为所在航母被日本潜艇击沉而殉国了。 再回到珍珠港，这时候啊，由这游泳仗士大卫啊率领的日军第二攻击波一百六十八架飞机来了啊，有零星的几架美国飞机从备用机场起飞迎战啊，并且呢在数量劣势下击落了几架日机，但是改变不了珍珠港的命运。这个时候，港内八艘战列舰全部被鱼雷和炸弹击中，四艘被击沉，另外四艘不同程度受伤。 六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被击伤，岸上的机场和飞机的损失也很大。时间到了下午一点，原计划的第三攻击波要开始。 但这个时候呢，舰队司令南云中一中将放弃了第三波攻击，命令呢舰队返航。南云为什么让舰队返航啊？因为他认为这个时候偷袭的时机啊过了，美国人有准备了啊。最重要的是呢，美国航母不在港内，很有可能埋伏在日本舰队回家的路上，等着截杀他啊。 后来，山本五十六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批评南云是个蠢才，说他呢在指挥的时候就像小偷啊入室盗窃，开始志在必得、胆大包天，稍一得手就心虚胆怯、急于溜走啊。这一番评价可谓是非常的深刻啊！而且呢，除了航母以外啊，日本人的两大重大的失策，第一没轰炸珍珠港里的船坞啊和这个油料库。 是吧？要知道珍珠港的油料库里存放着四百五十万吨燃油，一旦被轰炸，结果将是整个太平洋舰队是吧？这个动弹不得。但是由于油料库藏的比较隐蔽，加上天不好，是吧？日本人直到第二攻击波快结束才发现，那第三攻击波被取消。 是吧？这个美国人的油料库就侥幸逃过了一劫，甚至以后啊，连那个尼米兹将军都说过啊，说如果油库被击毁，战争至少会推迟两年结束。是吧你这个船坞没有炸呀，就出了一个什么严重的后果呢？就是说，在珍珠港事变当中，这个遭到重创的那个军舰。 它直接就可以拉回去，迅速的修复。你比如说，在这个珍珠港事件当中啊，你不是有四艘战列舰，美这个美国有四艘战列舰被日本炸沉了吗？但是这四艘战列舰里沉的其实只有这个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荷马号两艘，剩下的两艘啊都被修复了，而且呢一直参与了这个二战的全过程，甚至参加了1945年9月2号东京湾日本的投降仪式，是吧？你当年不是把爷打沉了吗？爷现在又来。 来了，所以可以讲啊，是上帝和南云中一都保佑了北国。但是，就算只有两波攻击偷袭珍珠港的战果，还不能说是不大，是吧？这一仗，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八艘战列舰，四艘被炸沉，四艘长期失去作战能力，十八艘大型舰艇被炸沉炸伤。 四百五十多架飞机被炸毁，官兵阵亡两千四百零三个，受伤一千一百七十六个。相比之下，日军的损失微不足道，啊，二十九架飞机，一艘潜艇，五艘袖珍潜艇，其中有一艘袖珍潜艇，什么一位这个艇长啊，九卷河南少尉，在潜艇被击沉以后啊，漂浮到了岸边，有幸成为了二战美军抓的第一个俘虏。 九卷少尉在被俘之后啊，被美国的真实情况震撼啊！这个美国拉着他到处跑，你看，你看看爷的汽车，爷的石油，爷的航空，爷的大学，是吧？你小日本是个吗？哎呦，九卷一看，哇，是吧？本来这个海军脑子就比陆军好使嘛，啊，一下是吧？成功的被实现了反洗脑啊！战后。 一直致力于美日友好啊，知道这美国大爷咱惹不起，啊吧？所以对他来讲也非常幸运，啊战争刚一爆发就结束了啊！如果要一直打下去，他肯定结果也就是阵亡。偷袭中港成功之后，山本的旗舰将士太 happy 了。山本坐镇大和号战列舰嘛，这参谋呢给山本敬酒，但是山本呢拒绝了，为什么呢？ 他在这个写给他姐姐的信里边说呀：“战争终于要开始了，虽然现在到处充溢着热闹喧哗，但这一切都会消失。珍珠港的胜利微不足道，不适合用来大肆宣传，这样会使日本人民忽略事情的严重性。美国太平洋舰队虽然遭到重创，但航母和新式战列舰都不在港内，一艘未沉。” 甚至航母是日军发起攻击前几天才离港的。那日本的这个间谍呀，以侨民身份做掩护，在珍珠港内潜伏了很长时间，一直通报有航母在港内。美国航母突然撤离，让日本间谍措手不及，来不及报告。 是吧？战后所以一直有人认为，包括日本人都这么认为，说日军偷珍珠港，美国事先是知道的啊！不光美国人是吧？就是日本人都这么认为。美国一直想，美国一直想参加反法西斯同盟，但是国内孤立主义甚嚣尘上，罗斯福总统徒呼奈何，怎么办？这下行了，是吧？被小日本打了，美国终于可以参战了。 是吧？日本对于美国就像是一个小孩啊，你在家一出门，一五岁孩子啪给你一大嘴巴，你说你有脸混吗？你不狠狠修理这小孩一顿是吧？以后你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是吧？所以，哎，说这是美国诚心的，美国定一出苦肉计。日本舰队刚开始返航，东京广播电台啊就发布了天皇的宣战诏书啊，说朕兹对美国及英国宣战。 帝国今为自存自卫，已决然奋起，必当摧毁一切障碍。啊，怎么听都像打自卫反击战的受害者的这个口吻啊！我热爱和平，是吧？是你们这帮不要脸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逼我的啊！有人呢，这个把他呀拿后跟后来的中战诏书对比看啊，非常有意思啊！那是宣战，这是中战，我不是投降啊，我是这个中战，是吧？ 那既然你臭不要脸、恬不知耻的先动手了，人家英美就不让着了。转过天来，十二月八号，美国对日宣战，是吧？这个美国对日宣战呢？这个参议院是全票，众议院呢是这个四百三十四票对一票，是吧？这个投一票的那个那个议员啊，是一个这个和平主义者，一战他就投的反对票，那他一直反对这个打仗，是吧？所以几乎等于就是全票通过对日宣战。 那同一天，英国也对日宣战。那十二月九号，坚持这个抗战十年的中国对日宣战。那之前呢，都是打的糊涂仗。那十二月十一号，轴心国老大德国对美宣战。在这个珍珠港遭袭击的那天，全世界俩人最高兴，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丘吉尔。一战之后，日美两国是在中国竞争主导权的。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中美联手。 啊，这一下他们自己帮着中美做到联手了啊！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宣战那天晚上说了一句：“我们总算赢了啊！”然后安然入睡，连安眠药都不用吃了。为什么？美国大表亲来了啊！有人、有钱、有地盘、有枪的大表亲来了啊！这样，美国就彻底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第二次现在。 也就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